锵锵三人行，哎，这个有小田在这儿，咱们格外喜欢说话，是吧？ <laughs> <laughs> 如果我不在，您会干嘛呢？除了说话，还 <laughs> 是得说话，对 <laughs> 不说话怎么过日子？怎么活着？但是就是说话，有的时候也会招来一些非议，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想跟我们的观众汇报一下思想。但有时候啊，经常就会有一些观众啊，就说：“你看你们老说加拿大好，啊，老说中国不好，啊，就是就我净受到这种这种诅咒，和和和和和和和不爱国。”其实，哎，咱就说句真格的啊，我觉得啊。 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呃，看到别人的好，又对比自己的一些不足，对吧？嗯，我觉得这不但是一种伟大的谦逊，嗯，还是一种伟大的自信。嗯，哎，我觉得这个哈，可能呢也跟这种文化心理有关系。我觉得我的观察哈，中国人啊，或者是有这个有可能啊，日本、韩国这种亚洲文化的人啊，他们对越是亲近在乎的人或者事啊，他们越多的批评。 但是对那些反而比较远的呀，他们是赞美，是一种客气。但是呢，你在西方文化里边它是反的。他对那些跟他没有太多关系的东西，他是客观、冷静、全面去评价。但是呢，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啊，他是去赞美，就全看优点。比如说夫妻间的关系，比如说对自己的孩子，就有这种态度上的不同。嗯，他讲的对吗？ <laughs> 算是对。 <laughs> 你这就是把我远远的抛在一边， <laughs> 客观、冷静、全面。因为也有一种情况呢是。 西方人也会，其实全世界人都会，就是对很遥远的，嗯，自己其实挺陌生的地方，但又知道一点的时候，会把它分外美化，美化完之后用来也是检讨自己。我想起了马可波罗。 <laughs> 对啊，你别说马可波罗，就启蒙时代的时候，你看那些欧洲思想家大力称扬中国。 从卢梭到伏尔泰、孟德斯就都在说中国怎么好，中国怎么好。其实那时候那帮人第一不会中文，第二没去过中国，关于中国的知识都是道听途说，很多都是瞎讲。第三，他们有自己的目的。对，全部都是因为要讲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夸加拿大，夸什么？夸加拿大空气好。是。那你我们目的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北京喝吸的这个是化五级的空气。它有些事情是事实，在事实面前，跟爱国有什么关系？而且而且还有一点，文涛。 我们可以客观的比较一下，就判断一个国家好不好啊？你还可以看一点，就当然这还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去看移民那个到那个地方的人有多少。你比较一下嘛，加拿大移民中国的人有多少？中国移民加拿大的人有多少？嗯，加拿大有那么多 China Town，北京有没有 Can Canada Town？嗯。 然后，而且，当然，我们中国也会说不，也有些加拿大人是不远万里而来，就是要来中国的。比如说白求恩，还 <laughs> 死在了，还 <laughs> 死在了中国，在中国感染了。 <laughs> 这这当然也是为了救中国人，对对对对是吧？但是，我我是觉得，其实我也有一种很自私的，呃，也是很务实的一种心理。就像当年我的有些北京朋友一到香港就给我骂香港哈，后来我就说，我说咱在这儿待三天。 你是想生气呢，还是想高兴呢？你去人那儿，你看人家点好的，你不高兴吗？嗯，不，去享受吗？你他好不，他不好跟咱没关系啊。嗯，你盯着他不好有什么劲呢？嗯，对吧？但是咱说咱不好，咱可以跟政府提出来，政府咱们这个光明英明伟大的政府，中央都跟我说了，一定会解决的嘛，对吧？那比如说涛哥，你说加拿大什么不好？加拿大有不好，我告诉你，加拿大真不是什么都好，这一点必须让文道来说，你知道吗？因为他有一次。 碰到了一个加拿大的弱势群体，你记得吗？那个你在酒馆里吃饭，出去抽烟，嗯，然后有一个加拿大的是是是有什么族裔的哦，是这样，是加半大老对，不是不是酒馆。那天晚上我们住在湖边那个很漂亮的旅馆嘛，那个风景不是很美嘛？然后呢，我夜里到外头，呃，抽烟嘛，因为他里面都不准抽嘛，嗯，正好碰到他半夜里头，他看门的那个酒店门前前台的那个人也出来抽烟了。 跟我一起在门口抽烟，那那个人呢，就是当地的原住民，他就跟我说，加拿大这个国家坏透了。我说，我说怎么会呢？我看这些很好啊。他说，你们不要看表面，不要被表面欺骗了。我们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最糟的国家之一。我说怎么回事？我们的政客多腐败？他说啊，你们还腐败？不是那个廉洁指数都排前十名的吗？ 他说：“你不晓得，这个民主政治就是腐败，都是说客啊、游说啊，怎么样？选之前什么都答应，选之后什么都不做。”我说：“那我们怎么样？我们中国不也有腐败吗？”说：“不，你们中国好，说你们中国呢就不民主好。”我说：“为什么？”他说：“越是这个一党执政啊。” 越有效率，效率高，说干就干，什么事儿都来， <laughs> 那多好啊，多快！你们这好，你们是好国家。 <laughs> 对，我也听说过，有的那些外国人在中国说：“哎呀，我在全世界就没看过那么直的高速路啊。”哎， <laughs> 没错，没错了，没错。真你知道这里边有一种啊，很有趣的、很有趣的心理。嗯，我在那儿，我碰见的这个加拿大的一个这个老老华人呐，他会这样讲：“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角度。”他说：“呃，我们这里的这个。” 年轻人啊，就是原来以为啊，中国很差，就是这种土生就在就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的一代年轻人，就原来以为啊，就是中国很自己的祖国很糟糕。但是回去以后，一到上海，一到任何地方，看见那么多的高楼大厦、摩天大厦，他们一下觉得有了民族自信心了。他们到哪都说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孩子啊！你看，咱们觉着这高楼大厦是土啊。 那个森林、自然空气，这这个这个小桥流水人家，才是真正的高端生活呢，对吧？但是你看，他反而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他呼吸着这样好的空气，他已经不觉得了，对。反而他看到中国的高楼大厦比加拿大多，他自豪了。你比如说，你看上海啊，就有这么一些老外，有些加拿大来的、澳洲来的这些地方老外。 那些老外呢？他来，他不是什么大城市来，他可能就是一个这那人家国土面积那么大，比如说澳洲可能是 o u t b a c 那个后这个内陆地区那些某个小镇来的人，他到上海他不晕啊，嗯，他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甚至是上海今天对他们来讲就是回到三十年代冒险家乐园了，嗯，就十里洋场，哎呀，这个外滩上的，而且还有点异国风情，你一边在中午在那边露天阳台上喝着酒。 忽然之间，旁边那个到点了，东方红那个钟不响了吧？哎呀，这这多美妙啊！这就是传说的东方啊！而且尤其是在上海的话呢，我啊，至少是我的观察，我发现上海人对那外国人啊，那是真心的友善当然 <laughs> 真的好， <laughs> 对，我都嫉妒，看看。 <laughs> 我也是，我也是，我上海都装老外，所以我就我就是说，你哎，你刚才说表面，嗯，其实很多时候表面很重要，对吗？你看我这土豪金。 哎呀，你就别再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壳，它就是个表面，表面。哎，你之前说你表那个土豪金的下面藏着什么？ <laughs> 真材实料。不，哎， <laughs> 一个不响的手机。加拿大的对手机不响了。加拿大的表面土地是表面，植被是表面，森林是表面。这个国，这这国家森林面积达到百分之四十四。 国土不止吧，是这啊还不止啊，因为它还有很多沙漠跟冰原，哎呦，所以这样的这个风光，咱们怎能不看一看、嗯、欣赏一下？卡佩兰奴吊桥公园的吊桥横跨森林中的峡谷两岸，距离地面七十三米高，而在参天的道格拉斯冷杉之间，还有七座小吊桥。 大树啊！在此不仅可以领略参天大树的魅力，还能学会辨认冷杉、云杉、铁杉红杉。这棵树呢，就是这个公园里最老的，一千三百年的树啊，冷杉，道格拉斯冷杉。它的特点啊，你看这树皮就是像老人的手一样，呈这个皴裂状。啊，那跟这个比较类似的呢，是这边的这个铁杉。铁杉这棵当然比较小。 但它也是村裂状，那它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有横着的这些纹路啊，长大了之后这个就是区分它们的一个主要特点。那旁边这个就是红山，红山啊，它这个比较阴柔，就是这种纹路啊比较清晰、比较优美的这种啊。这个是香山，香山有这个疙瘩，疙瘩的话就是野外受伤可以在疙瘩里边取那个精油，可以消炎的。小田去趟加拿大已经成了大树博士了，是吗？ <laughs> 现场现卖。 <laughs> 来讲讲啊！啊，大树博士，嗯嗯，没有你记得我们在那个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做那个片子啊，就是我们在那个一个大树下边好深好长的根，对吧？但是呢，咱们还可以在那儿蹦蹦跳跳的，为什么呢？他就把那个根啊都保护起来了，对吧？就他们真的是爱护动物，也爱护树木，是是没错。他们呃跟自然的关系那么贴近啊，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比如说他们对任何的环境生态。 都很关注，嗯，呃，就算有些什么动物死了，他们也要很保、很谨慎的处理。比如说，呃，市区中心要是遇到什么狗啊、猫死的话，他还有专门部门来收的，嗯，啊，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他们这个国家对环保关注到什么程度。你看一个东西就知道，呃，绿色和平，世界上有名的一个国际环保组织，它就是一九七一年成立于温哥华的。 哦，所以他最早其实是一群加拿大人创办的，就在温哥华。我估计反对日本人捕鲸鱼的，也就是加拿大组织吧，因为他们特别爱鲸鱼嘛。对，就加拿大人特别爱护海洋生物，特别他们跟动物的关系太太亲密了。比如说，呃，甚至有一年不是有个鲸鱼死了，啊，被冲上温哥华，就我们看那个斯坦利公园边上那个沙滩上头，冲上去之后呢，那很多温哥华人听到消息，上着班。 电台一播，马上跑出来，然后呢，就绕着那个鲸鱼尸体一圈人把它围住，然后那些人呢也穿着西装皮鞋啊什么，就踩进那个湿的沙里头也不管了，就摸着那个鲸鱼，大家嗯就很沉默，大家不出声音，哎呦，哎，我觉得哈，他们当地人啊对这个大自然有这么亲近的这种情感啊，我想原因的话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是我在想有一个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那个当地的土著。 啊，一开始这种原生态的对这个大自然的情愫，那慢慢的呢，也是传染给了后来来的一些移民。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不是听那个故事嘛，就是那个呃西雅图酋长，对吧？那个时候白人要去买他们的土地啊，要去拿他们土地，要不然就要杀戮驱赶啊，或者就是买卖。 他当时的话呢，就是这个用我们现在观点来说啊，这个顾全大局，对吧？就说好，我跟你们合作啊，就是你们要买，我就卖给你们啊。所以说呢，他就这个呃，赢得了生前身后名。但是呢，他当时就发表了一个宣言。我觉得那个宣言啊，后来我还查了一下，我觉得要是真的没有一种那种内心的深深的热爱的话，是说不出这种话的。他说我们这里的每一棵树啊，他说里边都是我兄弟的这个血管。我们这里的每一条溪流流着的都是祖先的鲜血。那个。 呃，水原话我不记得，他说水里的每一个倒影，你都可以看透几百年前的回忆。哎呀，说的太好了，小田，你可以跟那酋长过日子，真 <laughs> 是，这真是说的太好了。我我记得这个故事，很有。哎呀，我觉得可以拍成电影，很感人，是吧？就等于我教给你们白人，是，但是我，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是我们的灵魂，是吧？这大树，所以哎，我们还可以看到人家保护大树的这个方法。嗯，这个这棵树呢，离人行道最近。 所以呢，人们游客一定要来抱一抱这棵大树，但是抱的人多了，老踩着它的根呐，就像踩在人脖子上，就怕这个树啊给掐死了。所以专门要用这么一块木板保护它的根，这就是说明人家加拿大人啊爱这个树啊，保护这个树这种非常体贴啊。英语叫什么？thoughtful，thoughtful，嗯。 觉得我跟这加拿大人民真是血脉相连。因为喜欢树，我喜欢树。哎呀，到那儿那都是冲天的大树啊！我们在那个维多利亚看的那个一个一百米恨不得不是五十米高的一个杆子吧？电线杆还是灯灯的那个啊？旗杆旗杆旗杆，它就是整棵杉树做出来的大树啊！对，其实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你刚说到他们原住民跟他们关系，这一点也是加拿大跟美国很不一样的地方。呃，当然。 都是殖民者的后代，那么对原住民都造成很多的伤害。但相比之下，美国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之中，有好几场非常有名的大屠杀，好几场非常有名的战争。我看一个资料说，英国人在那儿曾经屠杀了上千万的印第安人。 呃，那个很难讲，那个所谓叫屠杀，因为他很多时候不是真真的灭，应该说灭掉灭族啊，因为灭族手段很多的，有时候你住在那，他就会灭族，因为你带去的传染病是他们没有的。嗯，那那但是加拿大呢，整个过程是相对和平的，就相对而言，加拿大在立国的时候，他们当初甚至立国的那批人里面，就有一种人叫美帝人嘛，嗯，美帝人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人啊，美帝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原住民。 跟欧洲的殖民者混血而成的族群，那这些族群里面，他们其实有些人是两边都通的嘛。嗯，那他们是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加拿大国。那所以呢，后来的加拿大人呢，一直对于原住民呢是有个很深的一个一个联系。嗯，那么他们会，所以他们的叫法不一样，在加拿大印第安人或者原住民叫 First Nation，就第一民族，就最早住在这的民族。而且呢，你看到他们。 呃，我我那天还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电视，我看一个电视片很好啊，看那个小孩，那白人小孩，呃，上美术课画画，画什么呢？老师教画图腾，教画图腾，那是每个美术课都会画的。然后画的时候，那些记者在问说：“你画这是什么？”他说：“这是我们祖先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注意，那是个白人小孩，金发的小白人小女孩，我们的祖先就是从呃虎鲸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来的。 你想想他那个关系，他怎么他的祖先怎么会是虎鲸呢？就他已经把原住民的那些东西纳成自己，而把自己也看成是他们的后代了。所以我觉得，这白人有没有一种赎罪的心态？就当年灭过他们，灭过印第安，所以在今天呢，呃，特别注意他们的这个权利。所以你说，我想当什么加拿大人不是？ 我想当北美的印第安人。 <laughs> 这次我去加拿大，学会了原来他们是没国的。就，哎，我在我的概念中，好就好像类似于啊，美加两国，他承认一种印第安护照。嗯，就是他们原住民住护照，拿着这个护照，你说我是什么？加拿大人、印美国跟你没关系，土地是我是这个土地的主人，他可以自由悠游在美国、加拿大之间，想住哪儿。 就住哪儿，对吧？只要有印第安人的地方，那儿就是我的家。或者在同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啊，就尤其是像涛哥这样的文化人啊，经常就是什么崇尚这个人类限于国家，对吧？甚至呢，有点多少崇崇尚这个无政府主义。但是呢，我们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家的优越性，这是有了国家概念之后才对这些原住民他们实施的这种，或者说是后来的一种弥补性的保护。嗯嗯，你觉得他们算是有原罪吗？我觉得都是算有的。 呃，因为历史上有太多的扭曲，太多的掩盖，呃，尤其在美国史上面有太多假造的东西，直到今天都还存在。比如说，他们有时候说某一些的大屠杀事件是说的是当时的原住民怎么屠杀了白人的屯垦者，嗯，所以你仔细看的话，呢，发现呢很多事情是白人虚构的，嗯。那第二呢，就是呃，你回看当年的历史啊，原住民其实对外来的人啊。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哎呀，什么外来，马上用个毒箭射死你，不是，是非常友善。你从北到南，整个美洲，你看绝大部分的欧洲人第一次接触当地人是什么样的经验？你仔细看，故事几乎都是一样的。嗯，就是白人的船来了，来到个陌生地方，这怎么回事啊？什么东西啊？什么都不懂，遇到原住民来，然后原住民来会干嘛呢？给你水喝，看你累得不行了，给你东西吃。 首先，原住民对待所有这些他不认识的外来，他都先招待你。嗯，他们是这样的态度。结果你怎么对待人家的，是吧？所以我觉得真是咱应该跟印第安人亲。从血缘上讲啊，也确实。咱们跟他们当然是蒙古走。好像好像有一只就是从那个上面那个那个海峡那儿，从亚洲那儿走过来的嘛。那时候还连着的时候。对，兄弟，印第安兄弟啊，香 <laughs> 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哈，这次咱们去这个加拿大卑诗省哈，也不光是带着这个批判的态度进行这个公务考察，是吧？ <laughs> 也有个别的腐败的这个情 <laughs> 是吗？情况啊，没有，没没有，现在放给大家分 <laughs> 分享一下啊。 不好交代了这事儿，舒服哈！ <laughs> <laughs> 我回来都说我去那儿那个什么翻山越岭，去那个什么像红军长征一样过草地去。对对对对，干部都这么说。我们是这样，我们就是红军长征那个感觉。但是最后一天受到当地百姓热烈欢迎。对对对对，是这样，对，这叫体验之旅， <laughs> 体验之旅。实际上我们是跟一个旅游团坐一块吃饭，是吧？其实那天那个是长桌嘛，就什么人都来。 但我觉得那个地方讲到吃，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过去对加拿大饮食的印象就觉得很模糊，嗯，就世界上有几个，因为因为我们很容易，呃，在一个国家的饮食找出几种特色菜，几种特色的东西，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性格跟文化。一想起日本，想起什么寿司，嗯，哎，想到韩国什么呢？泡菜烤肉，嗯，对吧？想到英国炸鱼薯条，然后想到法国是鹅肝什么什么东西。 就每个国家有想到代表性的东西。加拿大呢？加拿大呢？大疆吗？我现在有了，就是从地里边刨出来的西红柿。 哎，那个好多土的，我们就跑了，然后好干净所谓的祖传西红柿嘛，还有，我觉得咱们上次去台湾啊，嗯，其实台湾人有一个在地的概念，是，你看他这说这长桌子上说你今天吃的所有的东西啊，都在十里地范围之内，对，出产的，对，就在地的这个食品，我觉得这点正正是我觉得加拿大人最特别的地方，就起码卑斯省的那个饮食文化，就他说不出一个独特的菜，说不出一种独特的烹饪方法。 显示出这个国家好像真的果然是因为太新了，太多移民了，所以没有什么文化性格，所以饮食也没有。但是问题是，它它当然过去有很多工业食品，像什么卡夫那种乳酪，跟美国差不多也吃汉堡这些。但是我觉得它最近因为环保的原因，对生态注意的原因，跟社群的注意，它过去三十年变化很大。比如像温哥华、不就是我去哪看那些报纸广告，看那些餐饮广告啊。 你注意到他们几乎十之八九都告诉你说，我们这家餐厅百分百用本地货。对。然后，甚那没办法用本地货，是不咖啡店，那不产咖啡嘛？他就告诉你说，我们用的咖啡全是公平贸易咖啡。对。他们的饮食的伦理倾向，吃的很高尚。 对，很高尚，吃都很讲道德。对，在那儿吃不叫腐败，是吧？叫高尚行为。但是要支持当地农民，对吧？他们说法是这样说，请支持本地农民，支持本地社群。那还是愚军做的事情，对对对对对，支援亚非拉，这叫做 <laughs> 当中国白求恩去了。嘛？哎， <laughs> 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对吧？要不人家农民也请我们进去。